看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罪啊，有一些罪，他除了行为做了某一个行为还不够，他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开来的一个后果的出现，这个我们称为这个结果的这个要素啊，行为结果这个要素。那如果这个罪要求行为结果这个要素的话，那我们还要去讨说。 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上的关联？啊，有没有因果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个结果这个要素哦所谓的结果哦所谓的结果，当然呢，逻辑上来看，当然就是一个行为的后果。但是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行为结果的啊，它并不是一个广义的所谓的只是行为的后果，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上啊，不做任何的一个举动啊，它都可能发生一定的影响。 你先扣了一个扳机之后，可能会有人死；扣了扳机之后，对方内心会害怕；扣了扳机之后，可能旁边的这个麻雀呢，因为听到这个枪响呢，整个这个等于说飞散开来。它都可以是我们这里所谓行为可能产生外在世界的一个变动，就是后果。但是我们这里呢是有限制的，我们这里所谓的行为后果是说，你看到某一个条文里面。 有把它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的那个那个后果啊，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行为结果，它指的是犯罪类型里面规范的一个行为做了之后引起外在世界变动的那个后果。它并不是泛指所有的行为的后果，而是指写在犯罪类型里面的这一个要素，而这个要素呢是行为。 跟行为可以切割开来的另外一个要素。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这里的行为的结果。好，那比如说像杀人罪呢，要有一个 <clears throat> 这个死亡的一个结果。诈欺罪呢，也不是保护一个人免于受骗，其实诈欺罪是保护一个人免于受骗之后而产生财产上的一个损害。 所以呢，它都除了要有一个施诈术以外，还要有一个法条所规范的一个，例如说像财产损害或者物的交付这样的一个后果了哈所以这里的一个结果是指写在法条里面，行为跟行为可以切割开来的一个这个外在世界的一个变动。那我们呢，如果从这个结果这个要素呢来。 把犯罪类型做一个分析的话，我们可以把犯罪类型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结果犯，另外一类呢我们称为这个行为犯。那什么叫结果犯呢？依照我们刚才对于结果的定义，就是你除了做了一个行为还不够。 你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割开来的一个外在世界变动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而这个后果要被写在法条里面嘛？这才是所谓的结果犯啊。所以结果犯就是说，你做了一个行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割开来的一个后果的出现，才能够计税的犯罪，这叫做结果犯。那什么叫行为犯呢？行为犯就是说，你只要做了条文所描述的那个行为内容，你就可以计税的犯罪，这叫做行为犯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从分类上来看、归类上来看，大部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比较会被立法成为结果犯。理由是因为说，既然个人法益的犯罪，它攻击的对象原则上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人，对不对？比如说杀人，因杀某个特定的人；窃盗罪也是偷某一个人东西；诈欺罪也是对某一个人施诈术嘛。 所以，那既然是以一个特定的客体作为一个侵害的一个对象，那么最严重的应该是会发生怎么样那个损害的一个后果嘛？哦，所以通常呢，大部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比较容易被立成什么结果犯。那我我们只能说，这个是这个大部分可能是这样，但是并没有绝绝对的哦。好，这是有关结果犯跟这个行为犯啊。 那我跟各位讲哦，不管是结果犯跟行为犯，当然呢，你这些要素都出现了，它就是会构成结果犯的既遂，或者是行为犯的既遂啊。但是呢，如果说今天各方面的要素没有出现的话，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个时候当然都可以是什么未遂啊。所以各位要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说只有结果犯才有未遂，行为犯就没有未遂，行为犯还是可以有什么？ 未遂，只是呢，处不处罚而已啊。比如说，像我们呢，哦，这个重婚罪应该是被定位成是一个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有配偶的人。 做了一个重婚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有六人做一个重婚的行为，可是呢，那个重婚的那个行为，那婚姻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一个要件，一定的形式，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满足那个形式的时候，你的重婚行为还是什么未遂？至于立法者有没有处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结果犯，不管是行为犯，他都可以。 有未遂的概念，只要心想事成之前，总是有一个阶段叫心想事不成，都可以有未遂。至于未遂处不处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好，这个是这个结果，就从要不要结果的角度，可以把犯罪区别成结果犯跟行为犯。那如果这个罪是行为犯的话，大概它的要素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就没有在下面这些要素了嘛。那如果是结果犯的话，那除了前面这些要素以外，它还要有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要素的啊。 好，那我提醒各位一点哦，我们这边区别所谓的结果犯跟行为犯，它的重点只是在于说，到底这个人要构成这个罪的既遂，是做了法条所要求的那个行为就够了，还是除了做一个行为以外，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切割开来的后果的出现，他才会既遂。我们是在判断这个部分嘛，哈。至于呢，这个所谓的结果犯或是行为犯，到底它在我们刑法另外一种分类上。 它叫做状态犯，或是叫做继续犯，或是叫做实害犯，或是叫做危险犯，那个是另外一种角度的一个分类。各位不需要把这种分类哦互相去做比对啦，因为所谓的结果犯跟行为犯，跟我们上次所讲的实害犯跟危险犯，它其实是两个不同角度的一个分类。 行为犯跟结果犯呢？刚才我讲了，它的区别点是在于说，到底你要构成这个罪的既遂，你是只要做一个行为就够了，符合法条所要求的行为就够了，还是呢，除了做行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割开来的一个后果的出现，你才可能既遂。如果是的话，这叫结果犯；好，如果不是，这叫行为犯。至于我们所谓的实害犯跟危险犯，它是从什么角度做区分？它是从。 到底是对于法益要产生实际上的损害，还是危险来区分嘛？对不对？像我们上次讲过了，像我们的危险犯，我们又分为抽象危险犯跟什么具体危险犯。那我问各位，具体危险犯它还是危险犯啊？可是具体危险犯，如果在这里的归类上来看，它会被归类在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应该是结果犯，因为如果依照我们上次所讲的，一七四第二项。 放火烧毁现非工人使用的自己住宅，是还要自身公共危险，对了你做了一个放火行为还不够哎，你还要做了一个放火行为之后，你还要再去判断到底有没有产生放火行为以外的另外一个后果，那是自身公共危险的后果。而且如果依照我们结果犯，等下再延伸下去，我们还要探讨什么因果关系？这里的结果的发生跟这里的行为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嘛？对不对？所以呢，各位。 区年结果犯跟行为犯跟实害犯中危险犯是两个不同角度的分类，各位不需要这种这种交叉比对。我像有些同学念书或者书本上哦，要把很多东西概念呢拿起来一块比较，其实有时候并没有什么实意啦。哦，我们只能说，我们只能说实害犯哦，实害犯哦，比较会被归类在这个实害犯会被归类在结果犯。 那危险犯有可能会被归类在行为犯，可是危险犯有有没有可能被归类在结果犯？有可能，像我刚才讲，具体危险犯一七四第二项，它可能会被归类在什么结果犯？因为它做了一个行为还不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后果的出现。好，那我再问各位，那像抽象危险犯，我们上次所讲的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它会被这个定位成结果犯还是行为犯？ 不一定哎，要看法条怎么描述啊。如果法条是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一个水源，那你是不是只要你的投放到水源里面的这个行为就够了，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它是一个行为犯，而且它是一个抽象危险犯。可是有没有可能抽象危险犯它被立法审立成结果犯的形式？ 不是不可能啊，因为到底他到底是不是结果犯，要看说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行为就好了，还是说这个行为做了以后，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割开来后果的出现。比如说呢，像我们说一七三第一项，我们说放火烧毁现功能使用的住宅，这上次我们讲过，因为法条没有写自身公共危险，所以我们把这个罪当成危险犯，而且当成是一个什么抽象危险犯，对不对？好，那请问。 如果依照我们条文目前的描述方法，这个一七三第一项我们所谓的抽象危险犯，在我们来看，它还是可以是一个结果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条文怎么写，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它是不是写放火烧现工人使用的住宅？还是写放火烧毁？是不是写烧毁？对不对？好，烧毁就代表说你，你除了 用火以外，用火去烧以外，它不是一点火一烧起来就放火既碎的，它要写烧毁，对不对？所以依照我们目前通说跟实物见解，一七三第一项，你要构成放火罪的既遂，不是只是点火烧起来而已哦，你要烧毁，那怎么样才算毁呢？怎么样才算毁呢？要达到主要部分或重要部分的效能已经丧失了。 这才会是一个放火的什么计祟如果说你今天放火虽然烧，但是它的主要部分、重要部分并没有效能丧失。例如说，你点火放放火烧完家房子，只有阳台某一块被烧了，我们实物上会怎么说？阳台其实是整个建筑物的附属建筑物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呢，他认为只有烧了阳台，根本还不算烧毁，因此这个放火还是什么？ 还是未遂，所以你看一七三第一项，我们虽然定位成抽象危险犯，可是呢，因为我们说保护的法益是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的安全，并不是保护那一栋房子，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危险犯，对不对？好，而且条文没有自身公共危险，所以我们说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抽象危险犯。可是呢，如果依照条文的文义，它是要烧毁，它不是只有烧，还要怎么样？还要毁，对不对？而且你是不是还要探讨它的毁是因为什么而来的毁？ 是因为烧而来的毁，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先子这样我讲呢，点火烧你的房子，一点火之后，火虽然烧起来了，可是呢，过两秒钟，刚好强烈地震来袭，那个正在被火烧的房子，整个垮掉毁掉了。请问他的放火是计算未遂 他是有放火烧没错，可能他的毁并不是他的火力而让他毁的，是因为介入里面地震而让他毁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说他的毁跟他那个烧之间没办法建立起什么因果上的关系。这时候他的放火还是什么？还是未遂嘛？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说所谓的实害犯跟危险犯跟行为犯跟结果犯，它是两个不同角度下的一个分类。你不需要一定要去给它交叉比对，我只能说实害犯。 它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呢，危险犯它未必是一个行为犯，危险犯有可能是一个结果犯，也有可能是一个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可以是结果犯，抽象危险犯比较多种变化，有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要看立法者怎么去立法。哦，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哦，这个。 各位可以不需要，就是说做一个比对。常常同学会问我说啊，这个是属于哪一种？我觉得说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实意在哪里？最重要的，我们还是会要回归到我们的法条、罪行法定原则。法条描述什么要素，我们就要去判断嘛。好，那我想这样大概就够了啊。好，所以行为以外的另外一个后果的出现，才能够计遂，这叫做结果犯。只要做刑法上。 立法者所描述的那个行为的内容就可以计税的话，这个我们称为行为犯啊，跟实在犯跟危险犯，那是另外一个不同角度下的一个分类。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对于呃结果犯跟行为犯这样的一个说明了啊。那我看也有强调过说，结果犯跟行为犯，只要他是属于故意犯的话，心想事成之前，心想事成就是计税的嘛，不管是结果犯计税，或是行为犯计税，都是心想事成。好。 那心想事成之前一定有一个阶段叫做事不成，所以结果犯可以有未遂，行为犯当然也可以有未遂。至于那个未遂，立法者处不处罚，那个是立法者立法的一个裁量的一个问题嘛，哈，绝对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说只有结果犯才有未遂，行为犯没有未遂，行为犯还是有未遂的，只是立法者有没有处罚而已，好。但是我这里要透过这一个问题，讲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看到刑法纷争，有一种犯罪类型是这样子哦，它虽然是一个故意犯，可是呢，立法者呢直接在条文里面描述“左手”两个字，也就是说，只要一左手就构成既遂，一左手就构成既遂，没有在区别所谓的既未遂，实际上他是把未遂当成既遂，那种条文呢，我们称为称为左手犯。 啊，这种分类呢就比较少人有提出来，叫左手犯。也就是说，只要行为基于侵害法益的想法，一着手犯罪就成立了。其实，那个法条的描述概念其实也是既遂，它其实一着手就成立，其实就是既遂。可是实际上，它是把未遂当成既遂，那种罪没有在区别什么。 既未遂，只要你一着手就成立了，就成立了。这个我们称为着手办那表现在立法形式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啊，那我就跟各位讲一下。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如果你在刑法分则条文里面看到某一个罪有处罚那个预备犯的话，那请问他的未遂犯会不处罚？如果有处罚预备犯的话，他的未遂犯会被处罚？大家应该知道吧？ 预备是未遂之前还是之后的阶段？之前嘛，先预备，然后再着手着手才会变人未遂，对不对？然后再既遂。如果预备犯有处罚的话，未遂犯会不会处罚？预备犯都已经处罚，那未遂犯一定都处罚嘛，对不对？例如说，我们刑法杀人罪有没有处罚杀人预备？有啊，二两百七十一条第三项有处罚预备杀人嘛，所以两百七十一条第二项的杀人未遂也有处罚嘛。 预备犯是更早的阶段，预备有处罚了，未遂当然会处罚嘛，对不对？可是你有一个条文是这样，你看到那个条预备犯有处罚，可是你却看不到条文写未遂犯的处罚。例如说，你看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刑法条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呢，哦，它有在第二项规定有关预备犯的处罚，就是预备内乱罪的处罚。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条文里面有提到未遂犯的处罚没有？为什么预那个内乱罪它只有提到预备犯的处罚，没有提到未遂犯的处罚？你看内乱罪的条文是不是直接描述“左手”两个字，就直接在条文里面“左手”两个字，就是条文就直接描述左手。实际上，它就是一左手就构成犯罪，没有在区别七未遂实际上，它就是把未遂既遂化。为什么？因为哈。 内乱罪说真的，能够处罚到的，就是只有一左手就处罚你。如果你的内乱真正成功了，也没办法处罚了嘛。内乱成功之后，内乱的那个人就改朝换代，自己当王了，怎么处罚他呢？所以能够处罚的一定是他基于内乱的一个故意跟意图，一左手，他其实没成功，所以我们处罚他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他条文是直接描述左手，一左手就构成犯罪。 他没有在区别什么既未遂，事实上他就是把未遂计税化。他其实左手内乱其实是内乱的未遂，可是他就是把内未遂计税化，所以他条文不会再规定未遂犯的处罚，因为那个第一项呢，我们说是内乱既遂，其实也是内乱。 未遂啊真正内乱如果成功，不可能处罚到哦，所以第二项才会规定说预备犯处罚，可是却没有看到未遂犯的处罚哦。那其实内乱罪就是把未遂既遂化哦，未遂既遂化。好，这个我们称为左手犯哦。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左手犯的话，它其实就是指那个，主要是指条文描述左手直接描述左手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些老师不是用左手犯，有些老师用的名称比较怪异。 称他叫做弃徒犯，像我们林老师的书本上称他叫弃徒犯啊。这个在研究所还考过，这个叫独门暗器啊，就是何谓弃徒犯？结果呢，这个写的同学呢，大概没有什么得分。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这个东西都会望文生义，以为它都是我们在讲刑法分则，有一些犯罪是不是有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所有？ 意图攻行使之用，其实不是那个被称为意图犯，称为意图犯。他讲的那个企图犯啊，是又称为左手犯。他指的是，当你把你内心的企图透过一左手显现出来，就既遂了，不是这样，不区别，就是把未遂既遂化的意思啦。林老师称为企图犯，那比较清楚一点的，称称为左手犯，会更容易让人家懂啦。好了，那。 其他的这种分类，还有人什么纯正左手犯、不纯正左手犯这种分类，几乎更少了，几乎没有人在用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林东茂老师有提过，我也把这个列让各位参考一下啊。好，那这个是有关这个我讲结果犯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好，如果某一个罪被定位成结果犯，依照我刚才的讲法，除了做一个行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分割开的后果的出现才会计税。 这个行为以外，还有一个后果。但是呢，我们还要再探讨另外一个要素，还要再探讨因果关系这个要素。为什么要探讨因果关系这个要素呢？虽然我们法条都没有明白写出来，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要素，而且是一个绝对需要考量到才能够把这个处罚正当化的一个要素。你想想看，如果立法者把一个罪立成结果犯， 他没有描述这个结果，那立法用意是什？一定是什么？他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他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但是他要处罚的是说你有这一个犯罪行为，那么用意在哪里？应该要考虑到，因为你做这个行为，结果才出现；如果你不做这个行为，结果就不会出现。这是我处罚你的行为，才有一个预防的作用嘛。 处罚才具有正当性或合理性嘛，对不对？尤其是我上次讲过了，什么叫杀人行为？杀人行为方法无限多，任何一个动作都有机会可以叫做杀人，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探讨所谓杀人罪的时候，到了这个所谓行为的概念。 非常的宽，只要是人的意志所支配的，都可以是这里的行为，对不对？然后现在有一个死亡结果出现了，我们总是要探讨说这个行为跟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联，我们才把这个结果说这算是一个杀杀人行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这才合理嘛？我则你看各位今天来这边上课，走路的也好，骑车的也好，走走路哦，或者是这个用任何的方式到这里坐下来。 都是一个行为。现在宗教东路上有一个人死亡了，我可不可以说你构成了杀人罪？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我应该会说你的来这边上课的那个行为跟那个死亡结果之间建立不起什么因果关联，所以我我会说你这个地方不叫做构成了杀人既遂罪。 客观尿件就不会实现，啊客观尿件就不会实现。可是呢，我现在扣一个扳机，为什么我这个行为可以叫做杀人既遂？罪一定是说我扣了这个扳机之后，那个人死；我不扣这个扳机，那个人就不会死，对吧？立法者如果今天处罚我，叫我将来不会扣扳，将叫我将来不可以扣扳机，对吧？那个人。 就不会在本案里面怎么样死亡了吗？好，所以我们说今天立法者处罚结果犯的目的，他就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不希望看到这个悲剧。可是他最后去处罚你的行为，一个合理的标准应该是在于说，你做这个行为，结果出现；你不做这个行为，结果就不会出现。处罚你这个行为才具有什么合理性，才具有预防的作用嘛？所以，如果是一个结果犯的话，我们就要探讨行为跟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联，好，因果关联，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一个要素，绝对必要的要素。好，我们我们说因果关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要素，这个没有人有争议了，好。但是现在问题是在我们的思考方式上，我们可能会接着想，因果关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要素，但是这样子就够了吗？还是说这个只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但是这样还不够？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该当的一个含义，在刑法上就是说，刑法上要保护的法益已经被侵害到了，这个事件已经是一个客观上刑法要处罚的法益侵害事件。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结果犯，即使一个人做法条所描述的一个行为，条文的后果也出现了，而行为跟后果之间也建立起因果上的关联？ 就一定能够满足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它就是在确认刑法要保护的法益已经被侵害到了。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刑法要规范的客观上的法益侵害事件吗？其实有时候举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你可能就会认为这个未必啊。比如说，比如说今天啊，这个某甲、某甲骑车呢啊，经过某个路段。 那结果呢？哈，他看到这个路段呢，有好多的这个 <clears throat> 这个橱窗啊，都是透明的这个玻璃的橱窗。结果里面有这个乙女啊，哈，应该是说有这个 <clears throat> 有 A 女啊、B 女啊、C 女啊，他们都穿的这个露这个等于说非常清凉的这个泳装了，哈，然后就这边。 卖冰榔、包冰榔。那甲因为从来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看到这个场景呢，非常的新鲜呐，他就一直盯着这几个人看。结果呢，他几乎都忘了他在开车，在完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直接呢撞到了乙，结果乙的腿就被撞断了。好，那我们说现在某甲他做了一个驾驶的行为，对不对？某乙呢也有一个腿断掉的一个。 法条所规范的一个受伤的一个后果，那我们说某甲的这个驾驶行为跟某乙的受伤后果具有什么因果关系？好，就甲来讲，我们或许可以说，哎，这几个要件已经可以足以说，某甲你应该呢对某乙已经制造了一个刑法上所要处罚的法益侵害事件。如果你看甲，或许你会认为说，好像这几个要件似乎就够了。可是呢，如果我把这样刚才的论述再从这边再讨论一次。 我刚才这个题目假设说，今天之所以甲会撞到乙，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看了 A 或看了 B 或看了 C 他们的一个穿着根本忘了他自己在开车，直接在没有刹车情况下就撞到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请问 A 的这个行为对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一个要问的是 A 有没有行为？有没有行为？啊？ 没有行为吗？有啊。什么叫行为？我们讲的是所谓所谓的行为是什么？所谓的行为是人的意志所支配的生理动机。A 穿着怎么样，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意志的表现，他就是一个行为啊。尤其伤害罪所谓的伤害行为的概念，它是没有固定的方式的嘛，对不对？所以 A 是不是有一个穿着很清凉的穿着的行为？ 好，那现在乙是不是腿断了，有一个受伤的结果？那请问 A 穿着很清凉的这个行为，跟乙受伤的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这题目不是已经跟你讲有了吗？如果今天就是因为 A 穿那么清凉，甲才盯着他看，然后才忘了自己在开车，撞到了。乙 代表说，如果今天 A 不要穿着那么清凉，问甲的结果甲当时如果 A 穿的很正常，你会看他，他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因为他穿这样，我才要看他嘛好，代表 A 穿着那么清凉，穿穿那么清凉，跟乙的受伤结果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联？我还是会说 A 的穿着行为跟乙的受伤建立起因果关系。可是你会认为说 A？ 他这样的行为制造了一个刑法要规范的一个伤害行为的一个事件吗？我们一定会觉得说这样不合理吧？我们应该会说要求甲开车呢，好好注意车险状况才有道理。要求一个人穿得很清凉来避免那个伤害后果的发生，显然不切实际。如果穿得很清凉就可以，如果不要穿那么清凉就可以避免后果的发生，那无疑从另外角度来看。 你穿的太老土、太保守，也会引起车祸的发生。为什么？今天一个人穿这么清凉，人家会注意他。那现在 A 又换个穿着，从头包到脚趾，露出眼睛，还带一个斗笠，哎，一下可能还是一直看着他，最后可能车祸还是发生呢。所以显然呢，哦，显然把这个乙的受伤的结果怪罪到 A 穿着这么清凉，其实是不符不这个没有道理的，啊好没有道理的。可是呢，没有。 都没有道理，可是最起码，A 穿着那么清凉，跟乙的受伤结果有没有因果上的关联，还是有哎，因为我刚才讲说这个例子的情形，就是因为 A 穿着这么清凉，甲注意他，甲才会撞到乙；代表 A 不穿着这么清凉，甲就不会撞到乙。代表 A 的行为跟乙的受伤之间还是有什么因果关系？显然，我们认为说因果关系哦，还不是一个确认法益侵害的一个哦，一个这个呃，等于说。 必呃，这个等于说充分的要件，它是一个必要的要件，没错，可是还不够完整啊哦，还不够完整。那要加上什么要件才是完整呢？这个是目前德国学术上的一个通说了，认为因果关系呢只不过是结果办一个绝对必要的要件，但是就，但是作为客观构成要件是在确认刑法。 法益侵害事件这个角度来看，显然还不够什么充分，所以他们在因果关系以外，都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要素。我们呢，一般现在称它叫做结果规则要素。好，结果规则要素，也就是说，除了探讨因果关系以外，我们还要探讨把这个后果，把这个后果。 怪罪给他的行为，怪罪给这个行为，从刑法上的价值判断上来看，合不合理啦？讲白一点，就是说这个后果可不可以算在他的账上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说满足了结果规则这个要素，那么客观构成要件就算该当，因为该当的含义就是刑法上所要保护的法益已经被侵害到了，这是一个。 法益侵害的事件，这是刑法要谴责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事件。好，所以你看，像刚才这个例子，我们会说乙的受伤跟甲的价值行为有因果关系，乙的受伤跟 A 的穿着行为也有因果关系。可是把乙受伤的后果怪罪给 A 的穿着行为，其实在价值判断上并不合理。 啊，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怪罪给他的穿着行为的话，无疑是要求说一个人的穿着与否，一个人穿着与否，要为车祸事件来。 负责，可是实际上避免车祸发生一个妥当合理的方法，应该要求驾驶者好好注意前面的状况，这才是一个正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受伤的结果在驾驶判断上应该可以怪罪给甲，但是这个受伤的结果在驾驶判断上应该不能怪罪给 A。因此我们说虽然有因果关系，但是一个可以规则一个不能规则对表甲他的行为满足了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 A 的行为。 并没有满足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因为少了结果规则这个要素。好，这个是目前德国学术上针对结果犯，他们都要求这两个要素，一个叫因果，一个叫做规则好我们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各位讲，可能各位都会更容易懂啊。我想啊，一个研究生哦，他写了一本论文出来，这个论文的产出哦，一定跟研究生的这个行为有因果关系。 论文的产出一定跟指导老师的指导行为也有因果关系，对不对？可是我问各位，请问我们要把这个论文当成是研究生的作品，还是当成是指导老师的作品？原则上我们还是应该会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那个研究生的一个作品嘛？那个老师只是有指导，是有因果关联啊。但是我不会把那一个论文当成是老师的一个什么作品嘛？ 哦，这样，那这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个受伤结果跟他跟他都有因果关联，可是到底是谁制造了一个刑法上所要谴责的法益侵害的作品呢？是甲制造了一个刑法上要谴责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一个作品，但是 A 并没有，虽然它有因果关系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这里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从一个比较。 这个客观世界上哦的一个观察，就是到底这个行为实际上跟某某这个结果跟实际上跟某某行为有没有关联性？至于呢，到底该不该把这个结果算在他的账上、算在他的头上，那是一个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那我们是把因果跟规则两个分开，一个是在探讨事实上的关联性，一个是在探讨价值判断的问题。好这是目前德国的通说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们的实物界也是类似，只是我们实物界啊，并没有把这两点区分开来，他把事实问题跟价值判断问题合在一块观察，所以我们国内实物界是把这两个加在一块，加在一块之后就称它叫做什么？称它叫做相当的因果关系。好，那我问各位啊，我们从民法念相当因果关系，念念到刑法。 实物界一个相当因果关系，你觉得这个所谓相当因果关系，到底是在探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在探讨那个因果关系在价值判断上相不相当？你看那个文艺上，我们就知道，相当的因果关系，其实它并不是否认因果关系，它是在讲。 相当不相当，对不对？相当不相当，其实是已经是一个什么问题？已经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一个问题了嘛？哦，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的实物界，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这两个观念分开来思考，它把它合在一块，称作一个相当的因果关系。但德国目前的学界呢，他们认为因果问题跟。 价值判断的规则问题应该把它分开，因果问题就探讨一个事实上的关联性的问题，而规则问题就是在讲刑法上的价值判断，一个非难谴责的一个问题，该不该把这个结果算在那个人行为的头上？如果可以，那就满足了结果规则这个要素。啊，目前呢，有关结果犯呢，这个德国通说就要求这两个要素。啊，那如果各位不习惯用这样分开来思考。 那我跟你讲，目前实务界检察官、法官他们写起诉书、判决书，一定都是把这两个加在一块，合成一个叫相当的因果关系，大家了解吗？啊，好。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采取这样架构，我们是采取因果跟规则分开的架构的话，显然这里的因果关系，等一下我要讲的，我采取的不会是一个相当的因果关系，因为相当因果关系那个相当本身已经是在探讨什么问题？价值判断的问题。 我这里要探讨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单纯的，从客观面上来看，行为跟结果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存在，这是我这里因果关系的一个判断哈。好，这个是呃这里要跟各位介绍的哦，这个结果脉有两个不成文要素，一个叫因果，一个叫规则。再往各自三十五页以下啊。那我们就现在先来讲因果关系啊。如果依照我这样的一个架构啊，我这样的一个架构。 其实这个因果关系哦，只有一种学说，这个学说就是我刚才在讲这个例子里面，一般我们称为条件说了条件说，虽然我们教科书哦，不管是我我们这边的教这边的内容，或者是你看很多教科书的内容，它除了写条件说以外，可能还会再提到相当因果关系说。可是如果依照我刚才讲法，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实已经不是在讲因果的问题，而是在讲什么规则的问题。 好，所以我想各位在看书本的时候，各位可能要先厘清它的定位。每个老师的基本观念不一样。如果你现在的基本架构是把因果跟规则那种分开来那种概念啊，说真的，因果关系的唯一学说，之一个学说叫条件说，其他的其实都是价值判断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因果跟规则没有分得很，这个等于说没有把它很明显的分开的话。 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到底是因果关系的学说还是规则的学说？如果你说是因果关系的学说，那没有错，因为早期大家都是这样讲的啦。啊，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哦，这个比较新的教科书或者是德国学说上现在一般的说法，如果有人问你说，哎，相当理论就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它的定位是什么？其实现在大家都把相当理论定位成成是一个规则的问题，因果的问题只有一种理论。 条件理论，它就是在探讨行为跟结果在客观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存在，有没有关联性存在。好，那我想我就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就是把它分开因果跟规则。那其实因果关系学说只有一说，叫做条件说。但是我在这个书本上，我还是。 哦，为了这个配合我们国内大部分教科书里面的写法，所以我还是把那个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或或者是后面的原因理论，我还是把它放在因果关系的理论，因为我们早期都是这样放的。即使现在还是有很多教科书是这样放，但是我想我上课我会额外跟各位说明，如果你今天要把因果跟规则分得非常清楚的话。 其实相当理论，它已经属于规则理论。真正的因果理论就一个，就是条件理论，就是条件说好这等一下我会讲。顺便这边提一下名称的问题。我刚才讲两个要素，一个叫因果观，一个叫结果规则。有时候你在念书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名称的影响。结果规则，跟我们犯罪成立要件啊，这边是有罪责。 它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罪责是在讲这个不法行为，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我可不可以期待他不要做？如果我对他有期待可能性，结果他偏偏做，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应该用刑罚来谴责，有刑罚的必要性。罪责是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期待一个人不要做这一个不法行为？这是罪责。这里的结果规则讲的是。 构成要件里面的客观构成要件其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是说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可不可以在价值判断上算在行为人这个客观行为的头上？如果可以，可以把这个后果在价值判断上算在这一个客观行为的头上，这个时候结果规则这个要素就满足了，客观构成要件就该当了，只有客观构成要件该当。 它代表的含义就是，这已经是刑法要谴责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事件，哦，好，这就是结果规则跟这里罪责无关。那有些老师呢，担心大家自己看书的时候可能会搞混，所以有些老师他不用结果规则，像我们林东方老师哦，他就称为结果归咎，他称为结果归咎，好，那大部分老师称为结果规则，好好，那我们呢？ 看一下第一个要素，因果关系这个条件说，条件说怎么判断呢？哈，条件说呢，它就是以结果出现前所有的事实都成为判断的一个基础，来判断说到底某一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有没有关联性存在。那判断的方法呢，怎么样判断呢？我先把定义描述一下。我想条件说的定义就是我们林老师哦，呃。 写的最详细。他说：“什么叫条件说呢？”他是这样描述：“他说这个行为对于某一个结果的发生是不可以想象其不存在的一个条件，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不可想象其不存在。若可想象其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出现的话，该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好，他说：“若可想象其不存在。” 结果还是会出现的话，该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这句话怎么描述呢？我们用比较简洁的方式来代表。他说：若可想象其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出现的话，该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我们用 A 跟 B 来代表行为跟结果。非 A，若可想象其不存在，结果仍会出现。仍 B，A 不是 B 的条件。 好，我们刚才讲说条件说怎么判断，现在已经有一个后果出现了，某一个人也做了某一个行为，我们来看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实际上，这个人有做这个行为，对不对？那我们用一个假设的判断，如果这个行为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做这个行为，若可想象其不存在，非结果是还是会出现。如果还是会出现的话，这个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 那什么时候才是结果条件呢？非则非 b，a 是 b 的条件。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描述方法，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方法，在我们国内都有人这样描述。我们举一个例子啦，哈，甲呢，哦，对比。 拿枪往丙的脑袋扣扳机，当时哦，在甲对丙扣扳机之前，乙在旁边呢跳绳，乙在旁边做跳绳的行为运动，阿甲扣扳机，那我们可以这两个判断，甲的扣扳机跟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乙的跳绳跟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判断甲的扣扳机。 请问没有甲的扣板机，现在甲是有扣板机嘛？丙也死了嘛？乙有跳绳，丙也死了嘛？好，他们都有做这个行为，那丙死亡了。那到底这个行为跟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呢？我们其实是用消去法，就是说，如果甲你没有做扣板机的事实，那对于这世界上的后果有什么样的变化？好，甲的扣板机不存在，非 A 就是如果他没有扣板机，丙会不会死？丙会不会死？依照我们的科学知识啊。 没有甲的扣板机，只有乙在旁边跳绳，丙不会死。这个时候我们说，甲的扣板机跟丙的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来探讨一下跳绳，乙现在在跳绳嘛？那后来丙死了。如果乙没有跳绳，丙会死。我们说，乙其实没有跳绳，丙还是会死，因为甲的那个扣板机会让丙死。所以乙的跳绳呢，跟丙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嘛？ 好，没有因果关系。好，我们说没有这个行为，仍然有这个后果，这之间就没有条件关系。没有甲的扣款机，没有甲的扣款机，就没有丙的死亡结果，所以我们说有因有因果关系。没有乙的跳绳，没有乙的跳绳，依然有丙的死亡结果，所以没有因果关系。好，这是条件说的判断。好，它总是一个消去法或是一个假设法。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后果，这叫做有条件关系。 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后果，这是这个叫做没有条件关系嘛？好，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会发觉说这个非常简单，可是实际上哈，越基本的概念哈用这种简单的例子来回答哈，事实上哈有时候啊，各位反而一个简单的忽略的一个因素。你看我刚才在探讨某甲扣板机的时候，跟磨柄的时候，结果我运用的是下面这个，对不对？ 上面这个，你看，没有甲的扣板机，丙会死。我们说，没有甲的扣板机，丙会死，丙不会死。为什么我不会得出没有甲的扣板机，丙仍然会死？请问我这个条件说要怎么操作？其实，在操作这个部分或操作这个部分，前提要件都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被证明出来，要有一个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什么叫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 要有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科学原则，什么叫做已经被证明的科学原则？子弹这个东西，如果进去人的身体里面，会产生细胞破坏的作用，人的身体细胞被破坏之后，会因此怎么样衰竭而死亡？这个科学原则是已经要被确认，对不对？我们才有办法去操作。没有甲的扩板机，就没有丙的死，还是没有甲的扩板机，依然有丙的死？ 因为科学原则告诉我们，子弹进去人的大脑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破坏，人就会因此而怎么样死亡。因为我们这科学原则已经被确认了，所以我们才可以说没有甲的扣板机就没有丙的死，所以有条件关系。跳绳这件事情跟死亡之间，科学原则从来没有被确认过，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没有乙的跳绳，丙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死。 会因为甲的扣板机而怎么样而死，所以我们会说乙的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没有条件关系，这样了解吗？这个例子因为已经是众所皆知之是无用举证，无用举证这个科学原则。如果今天呢题目是这样的，乙在旁边跳绳啊，甲下了一个代号 A 的毒药，结果我们看到丙死了。 甲下了一个代号 A 的毒药，乙在旁边跳绳，结果过了五分钟，丙死了。如果我们说，甲下下了一个代号 A 的毒药，后来丙死了，到底他下这个代号 A 的毒药跟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依照我们刚才的标准，怎样才会有条件关系？没有甲的下毒，就没有丙的死亡结果，这才叫有条件关系。没有甲的下毒，如果依然有丙的死亡结果，这个时候就没有条件关系嘛 可是，到底这个毒一毒跟丙死亡结果之间的科学原则如何？如果没有被提出来的话，根本无从判断。代号 A 的这个毒药，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说这种成分在人的身体里面会如何，你根本就无从操作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刑法的条件关系事实上是非常的单纯。 可是你要操作这个条件关系的前提，一定要什么东西要能够被证明出来，这个科学原则要能够被证明出来，因为这个科学原则要能够被证明出来，这个条件说才有派上用场的余地。你看啊，什么叫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科学家曾经研究过说，代号 A 的这个成分，如果在身体里面有一公克，因此呢，会有一个器官衰竭的死亡结果。 这个科学原则已经被证明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当天甲下了一公克的这个药，或是两公克的药，丙吃了之后，后来身体检验里面也有一公克多的这种药物。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甲的下毒跟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出没有甲的行没有甲的行为就没有丙的死亡结果？因为这个科学原则已经被证明出来嘛。 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不是刑法的问题，那是诉讼法的证据问题。刑法的条件说要操作，原则上还是证明，还是要先建立在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科学原则。只是有些科学原则已经是众所皆知之事，无用举证。例如说，哪一个科学原则是众所皆知之事，无用举证？子弹击于人的身体里面，基于人的脑袋里面，如果打到什么样的位置？ 可能会导致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死亡？这个科学原则原则上是一个什么众所皆知之事？可是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任何的科学原则都可以再细致化下去，未必一定都是众所皆知之事。你看林胜文的脑的的案例，你可不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原则？子弹进入头部，死亡结果会出现？这个科学原则是没办法建立起来的。 而是这样子，这样了了解吗？就是说你要操作刑法条件关系，这个科学原则一定要先被证明出来。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之后，条件关系才有派上用场的余地。如果科学原则没办法被证明出来，这不是刑法条件说的错，那个是科学原则没有被被证明出来，我们刑法条件说就没办法派上用场。这样了解吗？而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是。 条件说，其实它的标准就是很单纯的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结果，有条件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结果，那就没有条件关系。但是前提要件是要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好，好，那我问各位啊，一个案例里面是科学原则被证明出来，一定可以判断，也未必。我再把刑法的问题跟适用法的事实证据的问题，再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说。 代号 A 的化学成分在身体里面有一公克会导致死亡结果的出现，结果现在呢，某甲被控诉，被控诉，他经营化学工厂，化学工厂每天偷排废水，已经排了超过十年，排超过十年，哦是这样子，好，结果下游的民众某乙，某乙。 因为一直喝这个河流的水源，结果后来乙呢死亡了。乙死亡呢，尸体经过结果，他的身体里面有代号 A 的这样的一个成分超过一公克以上，死了。好，我们知道这科学原则是已经被证明出来，对不对？这种 A 的化学成分在身体里面有一公克，器官会衰竭，人就会怎么样，就会死亡。这个科学原则，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 好，可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只要通过这个科学原则，就可以证明说，甲的行为如何，然后乙就如何吗？还未必。第一个，某甲被控诉经营化学工厂偷排废水，本身就是一个待证事实，这跟刑法没有关系，这是诉讼法的证据问题。是不是现在有证据证明某甲偷排废水，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还要再证明他偷排里面的废水的成分啊。 如果没有办法证明他偷排那个废水的成分有含有代号 A，这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操作说没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死亡结果？也就是说，你看刑法条件说它的标准是如此的简单明确。 可是要透过这个标准来操作，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后果，有条件关系；还是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样的后果，没有条件关系。除了建立在科学原则已经被证明出来以外，还要再建立在基础事实已经被证明出来。那么基础事实包含了什么？甲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而且还要把这个行为细致化。即使你可以证明甲有偷排废水的行为，你也未必能够证明废水里面还有 A 的一个。 成分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而且还有 A 的成分，你还要能够算出说，因为他们每天排放多少成分，因此有可能在身体里面有多少的一个什么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涉及到很困难的诉讼法的一个证明的问题，那都是诉讼法证据的问题，跟我们刑法的基本观念无关的。我们刑法基本观念条件说标准就是这么明确，在科学原则事实已经被证明出来的前提之下，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后果。 这个叫有条件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样后果，就是没有条件关系。好，这是条件说的一个一个判断。好，好，这个我想这应该可以了解了哈。好， <coughs> 当然考试哦，考试哦，考刑法理论上，如果真正是在考刑法的解释问题哦，他应该都先把事实都讲定好，对不对？可是有时候考题就是哦。 老师在考一个刑法题目的时候，他那个事实就是不清不楚。那事实不清不楚，刑法条件说没有问题你还是要先建立在那个事实的内容是如何，才有办法判断，对不对？就是说某甲排放废水，然后题目又说那个这个这个代号 A 的物质一公克人会死亡，然后又说乙的身体没有一公克，这题目还是不清楚的，还是没有说甲排放的废水里面到底有没有？ 代号 A 这个物质嘛，这事实还是怎么样不清楚的，所以你还是要先建立在一个假定的事实。如果甲排放含有 A 成分的废水的这个事实已经被证明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才有办法从事什么条件说的一个判断啊啊！这是有关我们条件说的一个一个基本想法。 好，那有关条件说呢？因为是德国学科上的一个通说，它的标准就是很清、很很清楚啦。哈，那它是建立在科学原则，跟基础事实要先被证明出来。那有几点呢？可能在观念上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第一点哦，我们说结果发生后的事实，重点是发生后的事实，好，不能以假想的因果关系排除对结果的条件。我们今天在探讨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我们是以结果出现画上一个时间的句点，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已经出现了，在此之前的某一个行为到底跟结果发生有没有关联性？如果是结果出现后才产生的事实，因为是结果出现后才发生的，理论上当然是没有关联性嘛。如果我再把它纳入条件说判断的范围的话，那么因果关系的判断显然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比如说啦，好。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某甲对扣板机已死亡，我们会说以乙以乙的死亡这个东西画上一个句点，我们在判断先前哪一个行为对死亡机会有因果关系。我们现在要看，考是扣板机，因为已经有个科学原则说，扣了板机之后，子弹如果进入人的某一个器官，会如何如何如何。 科学原则已经证明出来了嘛，所以我们会说，没有甲的扣板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我们说这里有条件关系。可是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说，其实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有死亡的结果？因为人老了都会死。请问，人老这件事情是在乙死亡先前就存在是，还是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实？乙现在才二十岁，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说？ 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死。用非 A 人 B，哎，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死啊。因为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不死的人。可是实际上，实际上，如果可以这样判断的话，就是把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拉到结果当时作为一个条件说判断的基础，会产生一个不会是正确的一个结论。因为那个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 理论上就跟结果的发生没有关联性。如果把未来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拉到结果出现前的那个时间点作为判断的基础的话，这时候条件数的判断就不会得到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它要以结果出现当时作为一个据点，只判断先前的事实，后来的事实就不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好再举个例子吧。某甲在某乙呢上这班飞机之前。 在远处一百公尺以外，瞄准你，然后在你上飞机之前，子弹打中你的太阳穴，然后你倒地，后来死亡了。然后当时封锁现场之后，哦，过了三个小时，这班飞机呢才起飞，已经延迟了三四个小时后起飞。结果呢，这班飞机起飞之后，当天哦发生了空难，因为机灵哦老旧，空中解体，全数罹难。 没有半个人生还，好。可是乙没有坐上这班飞机，还没坐上飞机之前就死了，对不对？那请问我们在探讨某甲的扣板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死。为什么乙会死？因为乙会坐，因为乙当时就要上这班飞机嘛。那上了这班飞机之后，这个飞机不是飞到空中，后来空中解体全速罹难吗？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说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死？ 因个乙会坐到这班死亡飞机，空中竭地，全数罹难，所以甲的空白机的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就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可以这样判断的话，那任何行为跟死亡结果都可以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永远都可以在死亡结果之后再加入一个另外一个某某某某事件，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来探讨条件关系的话，条件说的判断就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其实符合我们的经验和正确的一个结论，因为这个东西是在。 结果出现后才产生的事实嘛，不能够在这里的条件说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所以条件说的判断就要以死亡结果画上一个终点。再举个例子啦，好，当然这是我假设的，假设有一个某乙已经病入膏肓，非常严重的病，所有的医生都会诊这个病人绝对活不过今晚十二点，我们就把今晚十二点。 活不过当成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实，这是我假设的啦，我是这样。但是在真正的世界上，没有办法做这样假设。可是我只是假设的案例，只是一个观念的沟通而已。所有医生都说这个人十二点必然会死，这是一个我们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现在十一点五十五分，十一点五十五分，那个某乙心跳、呼吸都还在动，结果甲的仇，乙的仇人甲。 冲到医院去，看到那个某乙，十一点五十五分，心跳呼吸在还在动，他就拿一把枪往乙的太阳穴打下去，扣板机打进去之后，看到那个机器就哔一条线，就这样，乙就死了。好，请问某甲的扣板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可可以说，没有甲的扣板机，乙还是会死，因为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判定，而且我刚才讲那个事是一定会发生的，十二点活不过，可不可以这样判断？可以这样吗？不行啊。 因为那个都是我们死亡结果发生之后才会出现的事实嘛。我们条件数的判断就是要以结果出现的那个时间点画上句点，来探讨先前的行为哪一个跟结果发生有因果关系。结果出现后才产生的事实，理论上就跟它没有关联性，所以不应该成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事实。好，这是我们这边所讲的第一个。 不能以结果发生后的事实，而以假想的因果关系排除对结果的条件。好这个是我们条件说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啊，好， <coughs> 那这个有关救难因果关系的主干，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先看第四点，偏离常规的因果关系。偏离常规因果关系，条件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它只是在。 判断说行为跟结果在客观世界上有没有关联性？至于说这个关联性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是很常见，是不是很少见？这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各位可以听看一下“偏离常规”四个字，是从人的世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整个客观世界的角度来看？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看，才有所谓偏离常规嘛？我觉得这世界上。 嗯，这样的因就注定这有这样的果，没有什么偏离常规的问题。偏离常规是从人的角度来观察的。哦，比如说今天这个某甲，有一天呢，在这个逛夜市的时候，因为太挤了，他觉得很闷，很想要挤出人群外，他就稍微用力一点，刚好呢，去推挤到这个某乙。 结果呢？某某甲因为要冲出人群推挤到某乙，结果某乙就跌倒。那甲就跟乙道歉，乙就跟甲说没关系。好，结果因为甲呢推挤推挤的时候，把乙呢推倒了。乙倒地之后，其实他的那个身上有一些淤伤。虽然呢，甲跟乙都不以为意，都不这个甲跟乙道歉就离开了。结果没想到乙回家之后，睡睡觉之后一觉不醒，理由是因为。 乙呢有一个特殊的体质，好，我们说有个特殊的体质， <clears throat> 它有先天性的血友病，凝结凝血因子不良，都是这样子。结果他那个跌倒遇伤那个那个出血啊，一直没有停止，结果呢后来死亡了。好，某甲的推挤加上了特殊体质，后来死亡结果发生。 请问某甲的推挤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其实这个例子很清楚的是，在你死亡结果之前，就有一个某甲的推挤行为，而且有一个某乙本来就客观存在的先天性血友病凝血因子不良，对不对？没有甲的行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这个例子很清楚的。没有甲的行为就没有诱发某乙的凝血因子不良这个因素，然后就没有一直流血不止而怎么样死亡。 所以魔抢的行为跟魔女的死亡，事实上是有条件关系。可是呢，其实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一定会说常见还少见？一定觉得很少见。哇，这好诡异哦！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呢？对不对？这个是偏离常规的，不是我们一般呢可以想到的事情，很很难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事情。好，这是偏离常规的。可是其实条件说，他不管这件事情。条件说的判断就是，到底在客观世界上，这两者有没有关联性？ 那我们就会说是有因果关系。至于这个死亡结果，在刑法的价值判断上，可不可以算在某甲这个推挤的头上，可不可以推挤的账上？那是一个什么问题？结果规则的问题。但是我们因果关系的判断还是有的，这是条件的因果关系啊。所以条件说呢，他没有考虑所谓偏离常规与否的问题，这个不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啦啊，不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有很多哦 我们经验上，这个是不知道，可是它其实都有条件因果关系。有时候我们经验上不知道，也不代表它是一个偏离常规，事实上它还是一个正常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我，比如说了啊，给各位一个观念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车祸啊、爬山啊、登山骨折，对不对？骨折啊，请问骨折会不会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 骨折会导致死亡结果生骨折会啊，骨折很容易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啊！啊，为什么呢？啊，骨折如果说你只是哈把骨头敲回来，然后这样就都不管它了，其实有一些人他是很容易发生死亡结果的。啊，为什么呢？啊，骨折最后会发生死亡结果，他是窒息而死。为什么窒息而死？大家能想象说骨折为什么会窒息而死？因为骨折的时候哈。 这个骨头旁边的血管一定会有破裂嘛？啊，破裂。那人骨折之后，骨头里面哦，它是有骨髓，骨髓里面的成分百分之八十是脂肪。这个骨骨折之后，骨髓脂肪会流出来，旁边也有破裂的血管，这个脂肪会进入血管，或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血管是比较没有弹性，或是你的病、你的那个年纪是比较大的时候，或是这样子。 它随着心肺心心肺循环，我们我们的肺脏是要做气体交换，是不是这样子啊？它会引起栓塞，所以会窒息而死，会窒息而死。那你会说哦，骨折就窒息而死？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事实上，它可以是一个在医学上医生都可以知道的一个关联性啊。哦，所以有很多人骨折到医院，他把你瞧好之后，他为什么说你要去那边观察？是这样子，你不可以回家说我都已经你都已经给我固定了啊，那种石膏为什么不能回家？他给你观察。 他怕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他给你怎样？他给你治疗啊，可能要有氧气啊因为它有可能会引起栓塞啊，或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在医生他都可以理解因果关系，可是从民众角度来讲说，这会不会太离谱了？其实它不离谱啊。所以我这里所谓偏离常规哦，偏离常规，它只不过是从人的经验上少见嘛，或是这样子。条件说不管这个事，只要你这行为跟客观上可以建立起关联性，那就是有什么？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啊。 少见也不代表一定是偏离常规啊，哦偏离常规啊，好，这个是这个这个偏离常规的因果关系在条件说，这个名称本身没有意义，它还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了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 <coughs> 有所谓的超越的因果关系，或称为因果关系中断。其实这个超越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中断，已经是一个现在在条件说完全被扬弃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它已经是历史上的概念。 不存在的啊，只是因为还是有些老师会用，或是我们的判决有会用。所以我还是想一下，什么叫做因超越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中断呢？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点分歧。在我们国内嘛，有两种例子。第一种例子是这样的：某甲对这个某乙做一个行为，但是他这个行为呢，进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他是朝向结果进展。 可是呢，它进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结果在这个中途呢，啊，在这个中途呢，某乙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行为，啊，导致结果的发生。好，有人把这个称为超越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中断。举个例子啊，例如说今天某甲想要下毒，这个毒笔，然后他用代号 A 的毒药。 依照这里的科学原则，是一公克人的身体只要有这一公克的成分就会死。结果某甲呢，想要用一个比较比较不容易让人家发现的方式，他每天下零点一，每天下零点一，每天下零点一。好，下到第五天的时候，理论上丙每天吃零点一的这个药，啊零点一的药最多最多也只有零点五。为什么我说最多最多零点五？因为你要听清楚，我刚才想说这个科学原则是身体里面还有一公克。 会死，并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五天一定零点五，人会新陈代谢的。你吃了零点一进去，搞不好残留在你的身分里面只有零点零五而已啊，哦是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是每天下每天他越细的我要下个一二十天，每天就下零点一就对了，反正只要累积到身体没有一公克饼就会死，现在才到第五天而已，最多最多也到零点五，可能还不到零点五嘞。结果呢，饼好出去逛街碰到他的仇人某衣。 拿了一把枪呢，对比的脑在扣了扳机，丙呢在那第五天逛街的时候就倒地死亡了。好，请问某甲的行为跟某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在例子，如果我们判断某乙的部分，没有乙的扣扳机，就没有丙的那一天在逛街的时候死亡，所以这是不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嘛？对不对？那请问没有甲的下毒，会不会有某丙死亡的结果？其实没有甲下毒那五天的行为。 丙还是在那个五天会死，因为他那五第五天碰到了谁？碰到了乙嘛。所以某甲的行为对某丙的死亡情况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下到第五天本来就不会死嘛。反而是乙呢，那个第五天呢，扣了了甲，让丙死。所以我们说某甲的行为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某丙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我从头到尾都不需要用到中断或超越这两个字，我只要用条件说刚才那个公式。 没有甲的行为，依然有丙的死亡结果，所以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乙的行为，就没有丙的死亡结果，所以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可是呢，在我们国内曾经有人用这个例子，他说，因为某乙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行为，超越了某甲的行为，所以某甲的因果关系就被某乙超越而中断。有人用这样的名称，把这个例子称为超越了或因果关系的中断。啊，有人用这样的名称。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把因果关系中断跟超越的因果关系用了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个例子里面根本不用用到超越跟中断这种文字，我用条件说的公式直接得出有因果关系跟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那就是有就是没有。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例子里面用超越跟因果关系中断，只是多一个名称，没有任何的功能存在。 既然没有任何功能存在，当然就不需要用这个名称。那在我们国内还有另外一种例子，有人用超越或因果关系的中断，那个是一个正确的用法，可是那种概念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今天某甲，他基于杀人的故意杀丙，结果丙呢运气蛮好的，没有当场被杀死，那丙逃走了。可是逃走之后，因为他身受重伤。 需要到医院疗伤，丙就在医院疗伤，而且他是腿部受伤，所以呢也这个腿部呢也这个敷了石膏，被固定的行动不便。过了两天之后呢，丙的仇人乙哦知道了丙在某某医院疗伤的消息，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呢夜赶到医院呢，哦杀丙。丙因为呢哈前面被甲杀伤，腿部裹着石膏，行动不便，跑不远，被乙追到而。 在医院门口被乙刺死。好，请问甲先前的行为跟乙后来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我们会得出的是都有。没有甲基于杀人故意刺丙，丙就不会受伤。丙不会受伤，就不会到那个医院疗伤。 不会到那个医院疗伤，就不会碰到另外一个人来追杀的某乙，所以甲的前臂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有条件关系，而乙也一样，如果没有当天乙的刺，丙就没有在医院门口被刺死的那个死亡结果，所以是两个都有因果关系。可是，在当年呢，因为早期啊都被认为有因果关系，可是学术都认为，如果把丙的死亡结果也要让甲构成杀人既遂，并不合理，因为甲当时。 只有让丙先受伤，到医院之后治疗之后也脱离了险境。虽然最后丙会死亡，跟甲前面杀伤他的腿部是有关联，因为跑不远嘛。 可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死亡结果说乙要负责以外，也让甲负责，他们认为不合理。所以在当年条件说的时代，还没有规则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先创了一个类似现在规则思想的一种想法。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以后面的行为的介入，让甲不用为丙的死亡结果来负责，让甲只构成杀人未遂，而乙构成杀人既遂？在条件说的那个年代，就有就有乙用乙的行为。 的介入让甲最最后不用负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例子称为乙的行为超越了甲的行为，或甲的行为被乙的行为所中断，称为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例子最后甲只构成什么杀人未遂，乙构成杀人既遂。这一个例子哦，是一个正确的例子。当年呢，就有人说因果关系中断，甲的被乙中断，乙超越了甲。 可是目前我们已经不需要借助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两个例子我们会都说有什么有条件的因果关系。至于死亡结果到底应该算在你的头上，还是也可以算在小的头上，这个是有关规则的问题，我们在规则再判断就可以了啊。 所以有关因果关系、条件说的一个概念，因果关系中断跟超越因果关系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我们就不用这个名称。我们只要判断说，行为跟结果之间实际上有没有关联性，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结果，有条件因果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结果，那就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好，这个是有关这个超越因果关系这个名称已经不需要管它了。公理常规的因果关系在条件说没有意义。好。 那条件说的判断，它就是以结果出现前的所有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结果出现后的不作为判断的基础。啊，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观念。那里面有两点我还是跟各位提一下。有一种，当书本上有时候会举到的例子，称为救难因果关系的阻断。其实这个不是什么理论，它只是一个常被举出来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人阻碍救难，阻碍救难。啊，你看呢？ 林光老师哦，曾经举个例子，这样他说：车祸发生后，你看一下我这边，车祸发生后，有恶意的人破坏救护车的轮胎，因而延误送医，导致伤患死亡。此种情形，通说认为阻碍救难的行为，对因果流程有自然法则上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人恶意的阻碍，死亡结果非常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因为以杀人既遂。它的前提还是先建立在。 死亡结果出现前有人阻碍救难，这个才有所谓的条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死亡结果出现后，那个人才有所谓阻碍救难的行为。依照我刚才的想法，条件数的判断一定是在结果出现前的事实才需要判断，结果出现后的事实就不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啊，我这样讲可能很抽象，我举个例子啊，啊，比如说这样子。 有一天，某甲有一天，某甲经过了某个产业道路，看到一一个已经发生的车祸，这个某乙啊，前几分钟发生的车祸，然后呢，车都毁了，那乙在上那边流血啊。甲下车一看，哎，那个是那个是他的仇人某乙啊。那甲呢，怎么做呢？甲既然呢，跑到。 这一个地区唯一有救护车、救难车的一个地方，把这些车辆，把这些车辆的轮胎呢，全部把它戳破，全部把它戳破，结果导致呢，有民众通报这个救难队说，某个地方有车祸之后，这些救难队要出发之前，先要在那换轮胎，多花了十分钟换轮胎，换好轮胎之后再出发，到达现场。 你已经怎样死亡了？好，请问甲戳破轮胎的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甲的戳破轮胎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其实我只是透过这个例子要告诉一件，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条件说的判断是以死亡结果作为判断的一个据点，对不对？我判断的事实一定都是结果出现前的事实。 所以，如果这个例子我们要说甲的这个阻碍救难会跟你的死亡结果有条件关系的话，这个前提一定要先建立在甲的阻碍救难的行为是在乙死亡结果出现前就有阻碍救难。如果是在乙的死亡结果出现后才阻碍救难的话，那么这里本来就不会有我们这里的因果关系吧所以你看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是只看已死亡而已。 今天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这个所谓的死亡是个具体的事件到底乙是那一天的几分几秒死亡的？法医总是会做一个死亡时间的一个判定，对不对？假设我们今天判定是乙呢，是在那一天的这个十点 <coughs> 二十五分死亡，这是法医的死亡时间的判定，十点二十五分死亡。那甲呢，当天呢，哈，这个。 现场有监视录影带，他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某影的时候他下车看，那个时间是十点二十二分，他看到这件事情，他这个事情，好，结果他看到这个事情是他仇人之后呢，他呢哦怎么做呢？他立刻跑到救援队那边戳破轮胎，录影带显示是十点二十八分戳破轮胎的，请问他戳破轮胎的一个行为？ 是他死亡结果出现后才出货的，而救难队呢是十点三十分呢才得到了哪边有发生车祸的消息，然后出来之前呢才换轮胎，所以十点四十分才出发。当然到达现场，当然看到已经死了。这个例子因为这个出货轮胎是死亡结果之后才发生的，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我们条件说的判断基础。 可是，如果要成为条件作为判断基础的话，代表这个主要的救难如果是在死亡结果之前就发生了呢？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些间改变。如果今天医生法医是说，今天推定他死亡结果时间是十点三十五分死亡。结果呢，好，甲呢是十点二十五分，十点二十五分看到这个车祸的发生，哎，看他杀仇人立刻上车。 到了那个救援队那边，戳破轮胎，十点二十八分，戳破轮胎，好，十点二十八分戳破轮胎，还是在他死亡结果出现前，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救援队呢，大概也是在十点二十八分的时候戳破轮胎的那个时候，接到了一个有人报案的通知，他们立刻出发的时候，发现轮胎都破了，换轮胎换了十分钟，换轮胎换了十分钟，或者换轮胎换了五分钟才出去，好，如果。 十分钟的情况的话，如果他十点二十八分，十点二十八分接到了报案通知，依照依照某甲十点二十五分出现在现场，十点二十八分录影在显示就是他在戳戳破轮胎，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了。如果他十点二十八分收到报案通知，他立刻赶到现场的话，其实乙那时候还不会死亡，而且当时如果给他做急救等等的，依照我们已经被证明的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可能会说，没有甲刺破轮胎的一个行为，这个救难队到达现场的时候，某乙应该还没有死亡，还没有死亡，而且依照某乙的伤势、血流的一个速度等等相关的因素去判断，可能就可以得出没有甲的行为就没有某乙的死亡结果。这时候还是可以建立起戳破轮胎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所以。 阻碍救难会不会对死亡结果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各位要注意到几点：如果有一种情况是阻碍救难是在结果出现后才阻碍救难，那个本来就没有条件关系；如果阻碍救难是在结果出现以前阻碍救难，那可能有条件关系。但是你还是要把相关的流程把它怎么样描述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我这里判断的方法，其实哦就是要做一个基础工作：什么时候死亡结果出现？ 什么时候行为做了某个行为？什么时候有介入什么样的因素？一个一个把它依照时序排列出来之后，然后科学则被证明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死亡结果。好，这时候就可以建立起甲的阻碍救难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啊？当然啦，在诉讼实务上要证明到很精确，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困难性。 但是当然，检察官就要尽量是什么？尽量去举证嘛。好，尽量去举证。啊那我想那个有关证明的问题呢？证明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个案中去判断。但是各位就要掌握我这边所讲，就是死亡结果结果出现是一个据点，之前的因素都描述出来，然后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没有这个行为。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死亡结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条件关系。好，有条件关系。好，这个是有关救难因果关系的阻断，只是提醒各位啊，大家不要很直接的说一定有或一定没有，你一定要先理清什么时候阻碍救难阻碍救难的时间。如果是在结果出现前，还是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判断。那我们这边是讲说，呃，如果是。 有人恶意破坏救护车轮胎，因而延误就医。啊，这种中文字的描述大概就是说，如果没有你的阻碍救难，事实上可以及时到达医院，或者救难队及时会到，当时死亡结果又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救活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什么因果关系？但里面的细节还是要很多证据上去做一些佐证的啦。啊，是做一些佐证的。好，但这个其实哦。 往往都是证据的问题啊，啊，它跟刑法啊这个 <coughs> 基本观念没有一个必然的观念。像在我们的实务上啊，曾经有法官有在一个案例里面啊，没有找到所谓的死者的尸体，但是检察官有证明行为人有一个所谓的加害的行为，可是就没有找到尸体。可是检察官呢，用一些方法，法官也用一些方法去推定。 去认定被害者已经死亡，而且这死亡跟他的加害行为有因果关联，最后还是认定他杀人既遂。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那个英文女老师哦，她死亡了，但是哦，到现在尸体都没有找到。所以在我们国内哦只要有发现无名尸，都要跟那个案件做比对，看看是不是那个老师的尸体。可是这一件案件呢，他男朋友已经哦，从一审哦、二审都一直被判杀人既遂。 没有找到尸体哦，可是这个法官就认定他死亡了，因为被认定为第一现场的那个地点厕所，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什么血迹，每一个角落就很分布很均匀的血流的很广啊。那检察官跟法官用用医学上的一些方法，人的身高体重多少，血液在身体里面有多少的。 这个容量多少的血呀？对不对？如果它流出身体以外，要分布到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它要流出多少的血？它流出来之后，如果那个人真的流出那么多的血，他不可能还活着，还不可能活着，就认定他怎么样死亡了。但是尸体都没有找到，那个尸体已经被焚化了，都不一定了，就就没有找到尸体了，或是这样子。可是法官还是判那个人杀人既遂，但又不是我们刑刑法观念上的问题了，啊。 因为死亡结果的出现，理论上要证明死亡结果出现，通常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尸体，就是那个被害人死了嘛。那这个例子很特殊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尸体，但是呢，就认定他怎么样死亡了。好，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证明，但是那个是证据上的一个问题了。好，那我刚才讲的这个所谓就那因果关系的主观观念上，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还是需要靠一些比较细致的证据来证明。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还有一个。 所以困扰着大家的有关条件说里面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叫做择一的因果关系。什么叫择一的因果关系呢？择一的因果关系呢？哈，这个 <coughs>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定位。有人把它当成条件说的补充原则，有人把它当成条件说的修正原则。那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他说。 两个以上单独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共同发生效力时，每个事实都是结果的条件。你看一下我里面的内容，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单独，第二个共同。在讲这个之前呢，哈，我先讲一个跟择一的因果关系呢，要比较的，我们称为累积因果关系。举两个例子啦 举这两个例子，我们的前提都是要先把科学原则建立起来。代号 A 的毒药一公克，科学原则告诉我们会导致人的死亡。好，第一个例子是这样子：某甲跟某乙都在某丙所喝的这一杯茶水里面下毒。 而且都是下代号 A 的毒药，但是那个毒药很难取得，所以某甲当时呢，他只有零点五，乙也只有零点五。我现在都没有涉及到主观面，他们知不知道零点五会不会让比死，先不管他。现在甲就在丙的茶水里面下零点五，乙也在里面下零点五，结果很偶然的0零点五加零点五刚好就是一。丙呢，这杯水喝下去，在身体里面就有一公克这样的一个药，结果呢？ 没两分钟，没三分钟就怎么样？就死亡了，就死亡了。好，那我们说，甲向零点五跟乙向零点五对比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呢？科学原则上告诉我们，怎么操作条件说呢？没有甲的行为，会不会有某丙死亡的结果？没有甲的行为，如果只有乙的行为，只有乙有零点五，丙不会死，对不对？没有乙的行为，会不会有丙的死亡结果？没有乙的行为，世上也只有甲的零点五。 其实也不符合这科学原则嘛，所以这个例子很清楚的是，甲的零点五加乙的零点五合成一之后，丙喝了这杯水然后死亡了。所以如果我们各自判断某甲跟某乙的行为，就是没有甲的行为就没有某丙的死亡结果，没有某乙的行为就没有某丙的死亡结果，是不是都可以建立起都有条件关系嘛？这个例子完全没有任何的争议，我们称为累积因果关系。 这个从中文字义来看，应该很清楚，累积嘛，加在一块嘛，对不对？然后导致结果发生，叫累积因果关系，都有条件关系，都有条件关系啊。但是我并没有说都不能杀人吸水啊，因为这要涉及到故意的问题，还要涉及到等一下要讲的规则的问题嘛。哦，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累积的因果关系。那我现在讲的，我们书本上有提到所谓择一的因果关系，这个意思是这样：甲呢，呃。 下到这个茶茶水里面，丙的这个茶水里面，乙呢也下毒到丙的茶水里面。好，甲下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但要 A 的毒药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好，结果这杯水里面就有两公克，啊，就有两公克。结果丙回来很渴，啊，很渴，就把整杯水整个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呢，哎，也死了，也死了。那请问？ 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你如果从科学原则来看，一公克会死，那两公克会死，两公克也是会死啊，也是会死。所以一公克会死，两公克会死，三公克会死。这科学原则应该是没有被质疑嘛？对不对？一公克就会死了嘛，所以两公克会死。那现在甲下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结果丙回来之后喝着两公克，然后最后他死亡了。 好，那我们说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呢？好，有人说条件说如果碰到这种例子的时候，好像在判断上会产生一些谬误，所以要加以补充。为什么有人说它谬误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谬误。依照我们概念条件说的公式怎么判断？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结果，这叫做有条件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没有条件关系，对不对？ 请问，如果没有某甲的下毒行为，没有某甲的下毒行为，某丙会不会死？没有某甲的下毒行为，甲不存在，丙会死，会死，因为乙的内功课会让丙死，因为乙的内功课已经符合我们的什么科学原则嘛？没有甲的下毒行为，丙还是会死，因为乙的内功课会让丙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好，再来判断乙的时候，请问乙的。 下属行为不存在，丙不会死。没有乙的下属行为，丙不会死，丙会死，因为甲的那一功课会让丙死，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没有条件说因果关系。那学那个学科上就说那这样怪了，甲下一功课，乙下一功课，丙喝了两功课死了，丙喝了两功课死亡，这完全符合科学原则，一功课就会死，两功课当然也会死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依照我们条件说判断出来的结论是甲没有因果关系，乙也没有因果关系？ 他说这个是谬误，违反我们的常识，所以有人说条件说有漏洞，我们需要加以什么补充？怎么样补充呢？有人就提出说，两个以上单独，有没有看到“单独”两个字？对不对？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啊，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如果共同发生效力，共同发生效力。 这单独来看都可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如果在某个案里面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每个行为都是结果的条件。好，有人说这是条件说的一个补充理论，怕条件说产生谬误，所以要补充。我们书本上有一半的人是这样写的哦，说条件说判断可能会有谬误，尤其是碰到这种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这可能会产生谬误，所以他们就创了一个补充原则。 说，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如果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每个行为都是结果的条件。好，大概是这样。我想同学有时候就是把它背起来，也把它当成好像就懂了。哦，是这样。可是我要跟更更更深入的讲啊。我们仔细的看，这到底是条件说的修正或补充的原则，还是说其实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的不够精致啊？什么叫讲的不够精致？ 我跟你讲，科学原则告诉我们，一公克会死。请问，如果你今天是在处理一个这种实际案件，一公克会死，你对这个科学原则就一定满足了吗？如果你当检察官，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专家有的人说一公克会死，其实这样还不够细致。你应该问他说：那请问啊，一公克会死哦你没有做过这个这个？ 研究有做过实验，一公克会死？请问多久会死？多久会死？哎，那医生说，哎，这个因为你之前没问，所以我就没讲。我们这有个一公克会死哈，十分钟啊大概会死，十分钟会死。当然了，你总问他说，哎，你们怎么做实验？他总跟我跟你讲说，我用人做实验，你不会的。他说，我用老鼠做实验，然后我们再把老鼠的，老鼠哦的体积放到跟人一样。 其实这个很重要，就好像最近那塑化剂啊的问题，对不对？大家听起来是都很恐怖，对不对？但实际上我碰到几个医生的朋友，跟他们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没有你想象这么严重。我说怎么样？听听看。他说那些东西都是在老鼠上做实验，而且是直接用针打进去的，就是打进去的，直接进入血液。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到我们的胃里面有胃酸。老鼠体积这么小，我们人的体积这么大。 怎么可以用那个数据直接弄过来？那个完全是一个错误。但是媒体因为影响很大，他们也都算了就不讲了啊。真正科学家呢，他就会说没有那么严重。虽然对身体不好，但是没有想象的这么严重。我说我们吃了二三十年的，对不对？怎么怎么这样？对我们癌症应该飙到非常非常高才对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当然了，这个是媒体的那个强势作为啊。但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好的。 好，所以你看放在一个科学原则的时候，你要再给他细致化。一公方会死，对不对？多久会死？他说我们的判断是十分钟会死，十分钟会死。那你接着问，那如果有两公克呢？会不会死？医生那个专家跟我说，两公克其实当然也会死啊。那请问两公克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多久会死啊？这个我们刚好也有研究过，看到没两公克，三分钟就死了。好，那因此我跟各位讲。 我们今天探讨所谓的刑法的因果关系，不是一个抽象的判断，而是一个具体案例的一个判断。具体案例的一个判断，时间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天检察官法官说，这个人死不是死而已，是在那个时间点死，我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看到是甲下一功克，乙下一功克，丙回来很渴之后喝下去，一下子就倒地，三分钟就死亡了。 好，那你看我判断一次给你听啊。甲的一公克跟乙的一公克对丙的三分钟之内的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甲一公克，就不会有丙三分钟的死，因为依照刚才第二个原则，一公克的死亡是几分钟？十分钟嘛，对不对？如果你再把这时间因素加进去的话，没有甲的一公克，就没有乙的，就没有丙的三分钟之内的死，所以。 有因果关系，没有乙的运动课，也没有丙的三分钟之内的事，所以是不是也有因果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会没有注意到称它叫做择一的呢？因为其实我们讲择一那两个字哦，其实是一种抽象的判断。每一种行为单独来看，足不足以发生死亡结果？单独来看是不是都可以符合那科学原则？可是那个科学原则讲的是十分钟会死，哎。 科学原则，那个科学原则不是讲的是三分钟会死哎。可是我们在描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说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是不是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可是其实做中的那句话还是哪一句话？你看后面那句话，单独来看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共同发生效应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共同发生效应。当你看到前面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而后面又讲共同发生效应的时候，你再回到这里。 请问他们有没有共同发生效力这不是一样是共同发生效力吗？这个例子也是，一加一两功课三分钟死，是不是也是共同发生效力所以其实说真的，到最后，我就会这样讲，其实择一的因果关系就等于累积的因果关系。 我们之所以会提出的择一，其实事实上是我们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讲的前面那一段话，说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那一句话是一种抽象的想法。一公克无药会死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下面那句话，共同发生效力，它属于共同发生效力。对表一公克也有影响，另外一公克也有影响，才属于共同发生效力。 在诉讼上，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证明他们共同发生效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也是有因果关系。那这里的责任因果关系，不就等于跟哪些因果关系的观念一样吗？也是共同发生效力嘛？我们之所以会先提到说那个单独来看足以成结果的发生，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抽象的想法，说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会是因为它符合第一个科学原则，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我倒是认为说。 我倒是认为说，这个所谓择一的因果关系，我个人不会把它当成是什么什么修改原则或补充原则。我觉得其实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条件数的判断是要建立在一个已经被证明出来的科学原则，可是那个科学原则往往其实都还有在精致化的一种可能性，对不对？ 好，还有它精致化一种可能性。当你把那个科学原则在精致化之后，如果精致科学原则是可以这样，一公开为史十分钟，两个开为史三分钟，这个时候，这个例子其实这个所谓的择一因果关系，它还是是一个什么累积的因果关系啦。好，所以我觉得反而各位哦，把这些原则，大家不要再在意它。你要知道，如果是结果的发生是。 某个行为加某个行为而一起导致结果发生的，当然每个行为都有条件关系吧。这个其实就是条件说的一个基本想法：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讲一功课就没有你三分钟的事；没有你的功课也没有哦，没没有讲一功课就没有你三分钟的事；没有你的功课也没有你三分钟的事。当然都是有什么条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觉得所谓书本上择一因果关系的这句话啊，它有两个重点。 单独来看，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后面那句话，你还是要说它共同发生效力，了解吗？要说它共同发生效力，好，那就涉及到一个，其实不是我们刑法观念的问题，是我们诉讼法上的证据问题。什么叫做共同发生效力？什么叫共同发生效力？哎，我这个例子啊。 有可能很多事实是不明的。丙喝了之后倒地，到底多久、什么时候死，根本也不清楚，对不对？到底是三分钟死、五分钟死、十分钟死，搞不好它都已经是一个不清楚的事实。尤其是假设我问各位这个例子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乙、乙在丙啊，在丙身体里面的甲一功克跟乙的一功克，只有甲那一功克发生效用，乙的那一功克都没发生效用？逻辑上有可能，理论上有可。能 逻辑上理论逻辑上跟理论上都有可能，但是呢，实际上可不可能？甲现在你的身体有甲内功科跟你的内科我们可不可以说都是有你的内功科发挥效用，都是有甲的内功科发挥效用，你的内功科还没发挥效用？我们说逻辑上有可能，可是实际上可不可能？全部都被身被吃到身体里面，都被这个协议所吸收，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是甲一功科发挥效用，你的内功科没发挥效用？ 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这是在经验上不可能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排除。好，我在讲这个，大家懂不懂？我再换一点例子，可能更容易懂。假设说今天丙啊回来喝这杯水，他只喝半杯。喝半杯的意思就是说，这杯水里面，假设我们说还有一公克，可是这杯水里面本来就两公克，他只喝半杯，代表丙的身体里面是有一公克不对 所以另外一公克还留在这个杯子里面，他喝半杯下去，只喝了一公克进去。那请问，在丙的身体里面有一公克的时候，你觉得逻辑上有哪几种可能？甲现在下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杯子没有两公克，可是丙只喝了半杯，剩下的一那一杯里面被证明有一公克，代表丙的身体里面有一公克。那一公克有可能是有什么样的排列组合？理论上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甲一乙零。 甲零乙一，那还有哪一种？甲零点九乙零点一，甲零点八乙零点二，一直下去，这是不是都有可能？逻辑上是不是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问各位，你觉得第一种跟最后一种，第一种跟最后一种逻辑上存在，实际上在经验上存不存在？我为什么跟各位？ 讲这一点，其实这跟我们诉讼法有关系啦。啊，法官怎么样认定事实？法官依照证据来认定事实。证据跟事实之间的评价，要透过经验法则，透过科学原则，透过自由心证来评价。当今天某丙呢，身体里面还有一公克，而这一公克呢，甲当时下一公克，乙下一公克，茶水里面还有一公克。 那个丙里面的一公克排六组合有可能全部假的，或者全部乙的，也可能是甲零点九、零点一、零点八、零点二。如果是中间这一段的话，我们都可以说是甲跟乙累积起来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第一种跟最后一种，请问你在刑法最后判断上为什么？如果全部都是甲一公克，乙是零的话，这时候是有因果关系跟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乙是一公克，甲是零的话，是有因果关系，而这里没有因果关系。 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你作为一个检察官跟法官，你会不会告诉说，本案有可能有这两种情况？我们说逻辑上有可能，但是法官会说，本案我觉得经验上绝不可能，理由是因为。 甲下的毒药是粉末状的，乙下的毒药也是粉末状的，投入这个水里面会混合。丙回来的时候喝这杯水的时候，会形起水的流动，所以喝进去的那一公克不可能全部是甲的，也不可能全部是乙的，绝对是中间这一段。所以最后还是一个什么累积的因果关系。因为如果全部都是甲的、乙零的话，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全部都是乙的话，一个有，一个没有。如果法官承认第一种事实跟最后一种事实的话，那这个案子惨了，最后乙死了。 甲跟乙都只能构成杀人未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么多种事实里面，如果法官认为第一种有可能，最后一种也有可能，事实是不明，有利于被告，法官但是都不是假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么多种事实都有可能，零也有可能，一也有可能，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也是零，那结论都是没有因果关系，那就变成是杀人未遂了嘛。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判断一个具体个案的时候，各位不要想象只有逻辑跟理论，逻辑跟理论有可能，不代表经验上有可能。法官认定事实当然是要靠逻辑啊，要靠一些理论，可是他绝对是透过这个经验法则、科学原则，然后去做一个评价。 而是这样，他一定会把第一种跟最后一种排除，排除之后他会说，事实上中间这个都是一个什么累积的因果关系。所以你懂了之后，再换到我刚才讲的一公克一公克，现在丙呢吃了两公克进去，丙死了，丙死了。其实本案里面有一个障碍，到底丙喝了之后多久死？不确定，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能够证明三分钟死。 刚刚我讲的，三分钟，三分钟要两公克以上才会三分钟死。好，这时候每个都有累积的因果关系嘛？所以我说那个只有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累积因果关系。可是呢，如果说今天这个例子是这样，甲下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丙喝了整杯之后他死了，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丙喝下去到死亡结果多久，到底是三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没办法证明。可是你你想想看，这个例子里面。 法官会说：“有可能今天他是十分钟才死吗？因为一公克就就可能导致死了，有可能十分钟才死。如果法官接受了一公克就可以导致病死，而且是十分钟才死的话，这时候法官无疑是承认的。喝到丙茶水里面两公克，只有其中一公克发生作用，你觉得有可能吗？全部喝到身体里面去了，都被血液所吸收了，只有一公克发生作用，另外一公克停在那里都还没发动作用。他也认为说。” 经验上，经验上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说，既然丙喝了两公克下去，丙喝了两公克下去，这个时候死亡结果，即使没有一个目击证人，或是没有一个监视录影，带看到他倒地等等的情况，我们可能还是会说，依照刚开始的科学原则，身体没有两公克，应该三分钟就死了。从三分钟死的角度来看，虽然每一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可是，在本案它绝对是共同发生效益 每个行为都还是结果的条件，这样其实还是一个什么累积的因果关系啊！好，好了，我先这里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我们书本上有时候很多人老师在讲这个择一因果关系的时候，他给同学的观念是这样：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很怕条件数的判断产生谬误，所以有些老师的用，语就说因为会产生谬误，所以我要调整。 或是补充，他们就用这个补充。可是其实，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让我们更清楚的去了解。当我们在探讨条件说的时候，前提要件是科学原则要被证明出来，而科学原则本身，它其实有时候还不够精确，而是要再被什么，再被精致一点。 如果你把这些科学原则再精确、再精致一点，事实上，这个所谓大家所讲的补充原则、这个折一因果关系，最后其实在我们来看，它还是一个累积的因果关系。为什么说它是个累积的因果关系？因为你看，它最后那句话是“共同发生效力”，共同发生效力，那不是跟累积因果关系一样，都是共同发生效力吗？所以最后当然都是有什么，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啦。啊，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我对择一因果关系这边的一个说法啊。我不晓得这样各位哈，可不可以了解我这里啊？你最起码应该抓到七八成。不了解的话，下课再来找我讨论一下。但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刑诉的教科书的时候，刑诉法教科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常常他们举的一些例子，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为什么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没有用到呢？ 你看到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这个原则的前提，是不是一定是法官透过自由新政去评价之后得到的确信是事实仍然不明，对不对？如果今天法官认为事实是明的，不可能有第一点跟最后一点，那么事实是明的，因为都有因果关系嘛，当然就没有用到所谓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嘛。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法官评价结果是， 他真的认为，逻辑上跟经验上每一种都有可能，这是事实不明，真的就要有利于被告。那通常举的例子是哪一种例子？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例子可能各位可能就在诉讼法上比较常看到，比如说这样子，某甲啊跟某乙刚好都被这墙壁挡着，都开枪打地丙最后死了。 身中两枪，身中两枪，好，当时甲开一枪，乙也开一枪，啊，乙也开一枪，那就丙身中两枪。可是甲乙两个人啊都没有被抓到，枪也没被扣到。我们这是假设的案例，资讯就只有这样子。好，假设我们说甲的那一枪跟乙的那一枪全部都打中丙的这个心脏这个地方，同样都命中同样这个地方。那请问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 有没有因果关系？丙心心那个心脏被两枪打到，整个心脏都爆裂了，或是这样子死了，有没有因果关系？好，我们如果分析这个逻逻辑上，有哪几种可能性？甲那一枪哦，先击晕丙的心脏，丙死了之后，乙的那一枪的子弹才到，就是有一点时间差，有没有？好，所以这个说变这样，甲有也没有。第二种情况是。 乙开的那一枪呢，先到；甲的那一枪呢，是在丙死亡之后才到，差个零点几秒而已。这时候乙有，甲没有。第三种是，甲那一枪跟乙那一枪几乎同的时间到达，进去。所以呢，丙的那个心脏破裂，事实上是两枪起到，它怎么破裂的？好，两个都有。可问题是，法官的资讯就做这些，到底是甲的那一枪比较早？ 射还是乙那枪比较少射？因为当时有人说听到两声枪响，漂亮两声就是这样子，好，濒死了。到底是哪一种枪？谁先开，谁后开不知道。法官认为有可能是甲的那向让丙死，乙的那向是比较晚进去；也可能是乙的那向让丙死，甲的那向是比较晚进去的。但是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判断出来，他认为逻辑上也有可能，经验上也有可能，这三种都有可能。他没有办法认为哪一种可以被排除。好。 这个时候他就会说，本案我穷尽所有的方法，透过自由心政加以评价之后，事实仍然不明，无法形成一个确定事实的一个心政这时候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最有利于被告就是这个，最有利于被告就是这个。所以最后甲构成杀人未遂，乙也构成什么？杀人未遂，好是这样。可是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面。 为什么法官会把第一种跟最后一种排除？因为他认为，被下在同一杯水里面，这个毒药混合在一块，喝下去，喝下去不管是半杯或整杯，很难说它的死亡结果全部都是假的那一部分，或者全部都是乙的那部分。他认为那种只有逻辑上有可能，但经验上不可能。但这个例子是。 逻辑上有可能，心念上也有可能，或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他就会说，这里事实不明，真的是有利于被告。这了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之所以没有用到所谓的罪疑惟性原则，是因为这个地方法官并没有认为不明哦，因为法官已经把第一种跟最后一种排除了啦。好，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呃呃，我讲的这些这些跟。 这个因果关系有关的例子，大家思考一下。等一下哦大家想一下，不懂的话，下课再来问我。然后我等下上课再跟各位再做个总结了啊。好，这个休息一下。